第四十九集，两人又中途原路折返，还未走到吃晚饭的餐厅附近，小雨已经转为瓢泼大雨，伴随着耳边隐隐的闷雷声，远处海上的夜空里，甚至时不时的闪过几道细长的亮光，像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。街道两旁的热带树木被大风刮得簌簌作响。 林和基的衣服和裤子都已经被淋湿。原本是想要返回吃饭的餐厅里躲雨，只是雨势再次变大，瓢泼大雨倾盆倒下，雨珠砸在脸上，甚至微微发疼。两人只能临时改变主意，挤在街角便利店的屋檐下躲雨。说是便利店也有些夸大，比起普通的便利店，这家店…… 更像是与报刊亭差不多大小的老旧杂货店，店老板似乎已经提前下班离开，店门外的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，唯有店外顶上小小的遮雨棚下能够避雨。而在这家小店铺的两边，视线延伸出数十米以外，竟然也再找不到其他头顶有遮挡物的店铺。倾洗的大雨很快就溅湿脚下这块干燥的地方。 狭窄的遮雨棚更是罩不住两个成年人的身形，与游虫并排站在遮雨棚下，林和熙仍是能够感觉到，大片大片的水花从自己肩头溅落和绽开，然后顺着自己露在空气里的手臂往下流。即便是在穿短袖和短裤的高温季节里，还是有轻微的冷意逐渐进入皮肤表面。他偏头看向游虫，显然。 对方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，才意识到彼此之间沉默太久，意图打破这份沉寂。林和熙勾唇自嘲道：“我们站在这里，好像并没有起到躲雨的效果。”尤崇闻声朝他看过来，看清他湿润大半的 T 恤和不断滴水的袖口后，忍不住皱了皱眉。反应过来时，自己已经往挡雨棚外挪出了一步。 察觉到身侧人的动作，林和熙投向对方的目光骤然顿住。尤虫神色如常的朝他道：“你往里站一点。”林和熙回神，立在原地没有动，面上浮起几分玩笑神色来。“我又不是脆弱到不能淋雨。”借着前方路旁投下的微弱灯光，尤虫情绪不明的看向他。林和熙面上笑容不变：“要么就一起躲雨。” 要么就一起淋雨。静默两秒，尤虫沉声开口：“这里躲不下我们两个人。”林和熙不答，态度却摆得明明白白。既然躲不下两个人，那就一起淋雨好了。尤虫果然不再坚持，又朝遮雨棚下迈回一步，然后往后退了退。林和熙回过头，不明所以的望向他，却见对方伸长手臂。 陡然捏住他的手腕，将他往后方拽去。林和熙脚步错位，后背撞入温暖胸膛的那一刻，身侧骤然涌上熟悉的气息。他被游虫从身后抱住了。既然你想，那就一起躲雨好了。对方低沉淡然的嗓音在耳旁缓缓响起：“反正也不是没有抱过。”大雨。 在半个小时以后渐渐停止，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湿润气息。夜空中，一轮皎月拨开层层云雾，缓缓现出完整的轮廓。坠在夜幕里的繁星，犹如被水洗过一般，闪耀而明亮。尤虫拿出手机给周轩打电话，得知另外四人在夜宵店中吃东西，他和林和熙决定先回酒店去洗澡。 两人踩着路面深深的水洼返回酒店。暴雨结束以后，空气里的温度渐渐回升，湿透的衣服裤子粘在皮肤上，竟然隐隐又有被体温捂热的趋势。抬手拨了拨还有些湿润的额发，林和熙看向挂在天空里的月亮，唇角微弯道：“海边的月亮也格外好看一些。”尤崇扬眉嘲笑：“是下过雨的原因。” 林和熙丝毫不恼，笑眯眯的应下。转念思及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，又忍不住提了一句：“可惜没有看到海水涨潮。”尤虫道：“这次看不到，下次再来不就好了？”沉默两秒，林和熙漫不经心的挑唇：“下次还不知道能和谁一起来呢。”尤虫闻言，无声的转头看向他。 察觉到他的注视，林和熙一偏过脸来，抬眸望向他：“怎么了？”大约是今夜的月光过于温柔，借着视野内浅淡朦胧的光线，游虫看见对方的眼睛，也像是被水洗过一般，清透而润亮。面色微微一顿，他开口道：“我陪你来。”眼底浮起明晃晃的讶异，仿佛不大相信般，林和熙追问。 你说真的？尤虫顿觉好笑， <laughs> 不是真的，难道还是假的？林和熙道：“那就这么说好了，到时候你可不要爽约。”回去洗完澡和头发，出来发现手机电量告急，林和熙把它插在床头的排插上充电。楼下客厅里有投影仪可以放电影，他下楼看了看，发现不会用以后。 又绕回楼上的主卧里，浴室里传来隆隆风声，油虫大概在里面吹头发。摸了摸自己湿润的发尖，林和熙找出干毛巾胡乱擦过两下，然后趴倒在床上玩手机。油虫吹完头发出来，就见床单已经被他发梢滴落的水珠浸湿了一小块。 罪魁祸首还在捧着手机专心致志的打游戏，对自己将床单弄湿的事情无知无觉。油虫停在他身后，伸手勾住他的后衣领，将人往上提了提。头发吹干再上床，林和西轻声嘀咕。打完这局再去吹。油虫道：“你把床单弄湿，晚上还怎么睡啊？”床上不是画了分割线吗？林和西头也不回，声音里还带着几分纳闷。 弄湿也是我自己睡，不是你睡。身后的人没有说话，听脚步声，对方像是进了浴室里，操纵手里的游戏角色藏在草丛里。林和熙转头看了看身侧的床单，见床单上深色的面积并不大，他又回过头去，将视线投向自己手机上的游戏画面。背后再度响起脚步声，游虫拿着吹风机走过来。 弯腰在床头排插上插好电源，余光瞥见对方手里的吹风机，林和熙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他的头发，油虫的头发干燥而柔软，显然不需要再次使用吹风机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林和熙终于将视线从手机上挪开，仰头笑眯眯的问对方：“你是要帮我吹头发吗？”立在床边的人嗤笑出声。 打开吹风机上的开关，精准无误地将出风口对准他身侧湿润的床单。想得美！林和熙语塞两秒，失望不已地垂下头。尤虫低眸扫他一眼，将他面上神情尽数收入眼底。吹风机仍是对着床单，没有任何挪动，直到床单上的那块地方逐渐由深转浅，最后消失不见，尤虫这才挪开出风口。 转而对准了床上人的后脑勺，暖风霎时由后方吹过来，皮肤上的毛孔不由自主地舒展开来，忘了手机里还在进行中的游戏，林和希舒服地眯起眼眸。尤虫若有所思地垂眸，抬手捏上他的后脖梗，冷不丁地想起给家里那只阿拉斯加洗完澡后，将它吹得毛发蓬松的画面。 手底下的林和熙偏过头，十分自然的指着自己的鬓角道：“这里没吹到。”吹风机的出风口转向了他的鬓角，林和熙又低下头，露出脖梗处短短的发尾。这里也要，暖风跟着吹向他的发尾。林和熙最后从床上翻身而起，面朝游虫的方向转过来，闭上双眼，在他面前盘腿坐好。 唇边挂着明晃晃的笑意，额头前的碎发也吹一下。这一次，尤纯的手没有动，目光垂直落在林和熙那张眼眸微闭、唇角微扬的脸上，心中涌起轻微而莫名的躁动。回过神来以后，他关掉手里的吹风机，将它丢入林和熙的怀里，佯作不耐的开口：“给你一根杆子，你还真就顺着往上爬了。”林和熙笑着睁眼。 毫不在意地捡起怀里的吹风机，自己动手吹了起来。